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今天学习第四十六课，重点语句是。回国する前に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幸せです。回国之前能看到雪，真是太幸运了。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生日晚会结束后，健太送安娜回宿舍。走着走着，夜空上飘起了雪花。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四十六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国する前に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幸せです。回国之前能看到雪，真是太幸运了。 もしかして雪これは粉雪粉のようにサラサラしているでしょ帰国する前に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幸せです我来讲解一下。对于来自泰国的安娜来说，这是她第一次这么近的看到雪。もしかして雪？ 下雪了吗？もしかして，也许，或许。雪，这是一个疑问句，句尾要用声调来读。健太回答说：“これは粉雪。”这是粉雪。これ，这个。粉雪是粉末状的雪，粉雪。粉のようにサラサラしているでしょ 像粉末一样干爽吧。粉是粉，粉末。粉のように像粉末一样。のように是像什么什么一样的意思。サラサラ是拟态词指松散干爽的样子。サラサラ除了雪以外，还可以形容别的东西吗？可以。 它还可以形容干爽的沙子、顺滑的头发。是动词，正在的词书形。和拟声拟态词一起使用的时候，表示处于那个词所形容的状态。是把缩短了的较为随意的说法，意思是什么什么吧？以前学过表示推测的。 这里的 de sho 也是表示推测吗？不，把 de sho 缩短为 de sho，并用声调来读的话，就表示让对方注意到他所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或者对已知的事情进行确认。安娜说：“帰国する前に雪を見ることがて幸せです。”回国之前能看到雪，真是太幸运了。帰国する。 是作为动词的“回国”的意思，帰国，是作为名词的“回国”的意思。在名词的帰国后面加上します，帰国します就变成了表示“回国”的意思的动词了。对，安娜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就要结束了。m 是之前的意思，是由前面。 加上表示时间的助词你构成的，雪是雪，哦，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見る这个词大家还记得吗？它是ます看的词书形，こと，是事情。词书形的动词后续こと可以使动词名词化，見ること就是指看这件事。 只要在词书形后面加上 koto，不管什么样的动词都会变成名词吗？是的。できて是できます能的态形，表示后续句子的理由或原因。幸せ是幸运、幸福的意思。安娜跟健太一起看来雪，好像特别开心。是啊，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四十六课的绘画。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帰国する前に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幸せです。回国之前能看到雪，真是太幸运了。もしかして雪？これは粉雪。粉のようにサラサラしているでしょ？帰国する前に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 幸せです。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今天的对话里出现了“帰国する前に”回国之前这个说法，我还想再详细请教一下“前に”之前的用法。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う。德勇老师说，mine 之前是强调先做或先做了某个动作的说法，mine 前面的动词要用词书形，即便整个句子是过去时的，这部分也要使用表示现在时的词书形。我们来造个句子，吃饭之前洗了手，饭是，ご飯。 吃是食べます，词书形是食べる。手是手，洗是洗，います。过去形是洗いました。完整的句子就是ご飯を食べる前に手を洗いました。另一方面，如果要强调后做或后做了某个动作的话，则用後で之后後で。 前面的动词要用表示过去或完了的他形，即便整个句子是现在时，あとで的前面也要用他形。我们来造个句子：吃饭之后洗碟子。吃的他形是食べた，碟子是皿。郑重说法是お皿。完整的句子是ご飯を食べたあで。 お皿を洗います。前に，之前前面的动词要用词书形。あとで，之后前面的动词要用他形，请大家把它们同时记住。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金。 接下来是身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今天我们来说说和雪有关的单词。叽啦叽啦，叽啦叽啦，形容雪花等细小轻盈的物体从空中飘落下来的样子。可以说雪叽啦叽啦的飘落下来。对，雪下个不停的样子，这样来形容。公公。公公。 跟咳嗽的拟声词是一样的，真有意思。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和雪有关的拟声拟态词，叽啦叽啦和公公。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哎， 哟哦，听说轻盈的雪叫 k o n a y u k i 水分较多的雪叫 bodan yuki。bodan 是牡丹花的意思，之所以叫 bodan yuki，是因为飘落的雪花看上去像牡丹花的花瓣一样。好，听众朋友，第四十六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幸せです。回国之前能看到雪，真是太幸运了。下节课给您介绍大学最后一堂课的情形。欢迎您到时收听。